锵锵三人行，哎，这个马先生也刚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<laughs> 讲学回来， <laughs> 是吧？哦，对，嗯，讲了很多这个文物古董贩子的知识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他那个 <laughs> 正在实他他他那个，对他那个，我去那个。 宾夕法尼亚大学，他是那沃顿商学院请我做一个讲演，讲演的题目叫“眼界”，就是你眼界能打多宽。结果呢，我我还就觉得不知道从哪讲更好啊。结果一进去呢，他就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里讲。那博物馆有个礼堂嘛，那博物馆里那文物全是咱那重器，就当年一百年前被这个卢卢芹斋卖给他的，卢芹斋这个人讲对他给卖过去的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昭陵六骏中的两骏。 那是我们心痛心头最痛的一块，甚至比圆明园那还痛，因为圆明园那个是明火执仗的，这是就在大家不知的情况下，把这个昭陵六骏在唐太宗的墓上待了一千将近一千三百年，让人给抠下来卖到那边去。什么是昭陵六骏呢？唐太宗李世民他生前。 骑过的这个战马，都立过战功的，对，所以这个有的战马都有这个历史记载，上面中了箭，对吧？对。然后呢，唐太宗为了这个纪念他呀，就找这个，据说是找当时的这个大画家阎立本画的本画，哎，还有一个叫阎立德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兄弟兄弟兄弟，阎立德给石刻，嗯，然后就在他的那个陵墓嘛，两侧两侧两侧六匹马。 他六匹马呢？现在关键是六匹，他其实当时啊特别损，那东西特大，好几吨重吧，他得把它打碎了，你嘛，你都坏吧，他把它全是打碎了。打碎的时候把这两个运到美国了，后四个被被我们给截下来，被政府截下来，所以那后四个现在在。 呃，柏林呃，柏林博碑林博物馆，我去看了，修复了吗？修复了，它修复了，但是你能看出来，你能看出来它是打碎的，而且有两个马，你感觉呢弄得格外的新啊， <laughs> 那个一看复制品。 <laughs> 然后说在哪儿呢？这两个两个郡就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物馆。对，他当年建博物馆的时候呢，他是大概在一百多年前，他当时有一大笔钱就建了这博物馆。这博物馆建的特大，建完了以后他没东西，没东西呢，他其实要。 到今天去，你还是觉得就为为我们自己的文化自豪是什么？它最中央的这个圆形大厅啊，里头全是中国文物，没有搁别国的，就是我们的。除了昭陵六郡中这两郡，还有其他的佛像啊，还有壁画等等，都都都是卢芹斋卖的。嗯，美国重要的文物啊，中国文物一百年以来收集的，大概有一半都是卢芹斋卖的。他他为什么这么大本事？哎，有这人本事的，你问这这个这个卢哎，咱咱咱们可以看看，这是那大堂嘛，就是。 这全是中国文物，你看那壁画啊，巨高啊！你要人站的就一点儿，你想这这这这厅通高得有三十米。这是宾夕法尼亚大学那个。大学的那个然后你再看下边儿，啊，这是昭陵六骏中这两骏，啊、这两骏在昭马先生卖过去的。啊对，这这两骏呢是昭陵六骏中最重要的两骏，前面这一骏呢是救过唐太宗的命的，这个你看他身上有中了一箭。杀路子。啊，后面那是杀路子。后面萨路子。杀路子这。 这一役就是打完这一仗，江山平定，这等于等等于是他的淮海战役，明白了吧？前面这个呢是救过他命，他那天是打疯了，他们两个人就跟前面拔剑这个人呢，这个这个这个这个，他们两个人叫邱行恭，两个人冲入了这个敌方阵阵营，出不来了，被人围着了。然后呢，他的坐骑呢就前面挨了这一剑，这一剑最后冲出来以后呢，这个瞬间呢是帮他拔这个剑，拔完剑他这个这马就死了。对。 这是六进中唯一带人的这件特别重要。大将军哈，秋兴公你再看下边，这是这是那个费城博物馆里的那个藻井，智化寺那藻井，智化寺知道吧？就是我们写进课本的，就是说被美帝国主义给弄走的这藻井，就是这个。这现在在美国费城博物馆的顶上安着呢。美帝国主义保存的多好！哎，这是东直门外的一个庙。 整体给迁的，这在楼里头啊，这可不是在地上盖的。哎呀，你一进去恍如隔世，就一好了。对，什么都有。东直门的一个庙，整个庙搬过去，对对对，什么都留着当时的状态。没错，那就是不搬过去啊。我估计你现在在北京 <laughs> 找找找不着了，回 <laughs> 这肯定没有。哎，还还还还还有说卢芹斋呢？你看这是卢芹斋啊，这是卢芹斋你看这是中国，你看他长得不太，有点像混血吧？没错，嗯。 你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往国外卖东西的文物贩子，对，国际文物贩子。但是他这个人呢，身身世很奇特。说当年呢，他们家也是这个累富啊，就是就就是也是富富裕人家，但后来败落了。嗯。败落了，有一天呢，他到一船上啊去玩儿，到一船上去玩儿呢，然后呢，就是这个船就开走了。嗯。一直就开到外国去了，他就跟着这个船到了法国。然后就回不来了。 回不来了，又在法国街头流浪。后来跑到谁呢？你知道有个人叫张静江，孙中山的那个金主，嗯，叫张静江。有张静江在法国开的大古玩店，他就在那儿做小伙计。嗯。但是这个卢芹斋呢，非常的留心，聪明，聪明留心，所以很快自己也做起了这个。那那到最后这尤尤尤其是清末民初啊，这卢芹斋。 就是在纽约，他好像也设这个店呢。对，设在纽约。对他不在美国设店，他不可能卖给美国大博物馆。他主要是卖博物馆。他在法国，他主要在法国。他法国现在还有他的那个宅子呢。他他其实有他宅子跟个三层楼，很大的一个叫什么，跟《红楼》《红楼》是吧？《红楼》《红楼》。然后呢，他那个跟个小博物馆似的。这人死在法国。所以这个卢芹斋呢，到最后，这祖国人民就觉得他是个耻辱嘛。 是不是什么耻辱？他是个文物贩子，他耻辱都都说清了。当时他晚年的时候没有机会回来，他很想回回来，那那我估计得拿命换，那不是判刑啊。对啊，那多少国宝就从他，全是从他手里出的。我可不可以问一个稍微低能一点的问题？就是像这些东西是我们中国非常那么重要的文物，难道国际之间没有什么法律？就是说我们是可以把它拿回来，因为它是走私卖出去的嘛。 他当时是这样，当时是一个战乱，战乱呢就是战乱的那个那个就是整体的国际形势都不好。我们今天是有公约的啊，今天是有公约，像这种东西现在可能过了追溯期，它没那么容易啊，这可以追溯，但是没那么容易。你知道卢芹斋这个人，他就有一样，他好像是活了七十八岁，嗯，在瘫痪在床上，死的时候好像也挺痛苦的。然后呢，他就死前他留下这个绝笔啊，他就说呢。 这事儿吧，大概意思吧，就说这事儿，我自己也觉得丢人，好像是卖了很多中国的国宝到外国去。他说，但是呢，又有点自傲。他说，但是呢，唯一我可以告慰我自己的是，这些个卖到国外的这些东西，没有一个不是在拍卖市场上用公平的这个价格。 这个竞拍就是买来的，那意思他不是巧取豪夺的。不不不，等哪瞎说，他这东西都是他在中国买的，运出去的。嗯，他卖的这个价钱很清晰啊，因为他是卖给这个博物馆嘛。他当年整整一百年，我想起来了，他是一九一四，这不就二零一四吗？啊，一百年前，你知道他这俩这这两匹马卖了多少钱吗？卖了十二万五千美金，一百年前，一百年前的十二万五千美金啊。 多少咱们先不说，说当时那鸡公杯就值十美金，你知道吗？就当时那些明清的东西都不值钱，就这值钱，十二万五千美金，那时候买个文物就一个美金，背不住买俩碗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美金特别值钱，啊，在那种情况下它是暴富的，就是因为他卖这个所有的大博物馆。但是呢，还有一个就是说，为什么很多东西追溯不回来呢？你知道那天我还看见一个报道，就讲。 你知道这两个东西原来在谁那儿吗？嗯，他是在这个陕西这边就发现了吧？都运到北京来就打碎了，打碎了。但是这两匹马藏在袁世凯那儿。这对他不是对，他不是一手弄的，他不是直接抠下来去卖的，不是。他是在这个呃国内的这个买卖过程中，最终买完运到国外的。所以很多现在中国你去追讨，人家很多人家外国的这个博物馆拿出来的哈，是你们当年中国官方的证明。 所以为什么非常难？这也有一个，都合，就按说就是当时的合法手续，嗯，都是当时的合法手续。那么你你怎么说？对，法律有个词儿叫合法善意获得，就是他最后买的这个人，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瑕疵，前面的事儿他就不追了，就没法追，追不清楚。最近在香港看一个这个春宫展啊，嗯，我看到这个。 作为主题的，反正是最好的这一套。嗯，我在底下看到是卢芹斋旧藏。嗯嗯，这个人，这人是浙江人，浙江人很就是很聪明，生你像他英语法语都能说。那时候呢，人不像今天，你要说一个人能把这话都说好了也不容易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一个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，就凭着天生聪颖去看察言观色。然后呢，那时候呢，他他每年要往美国跑。那我们现在你从法国往美国弄个飞机票就过去了，那时候全是坐船。 很长时间，每年的规划的特别好，人到了，货得到，怎么就游说在短期之内卖掉，卖完了以后怎么回去？啊，对，他这人是一管理天才，也是一个销售天才，要不然他也做不成那样。没错，现在广美也是管理天才啊， <laughs> 广美该咱管啊，啊，我都不知道，你别你别挤兑我， <laughs> 不是，哎，广美，你现在接触的这个有钱人也挺多的，你觉得他们好收藏的多吗？ 挺多的，挺多的。对，然后其实好多人也游说我说，哎，你们你你跟你先生，你们是不是应该收点东西？因为我先生是出了名的啥东西都不收的一个人，所以就 <laughs> 是。你收嘛？你收。 <laughs> 哈，你收藏我收啊，就是其实刚才讲的那个，我觉得马老师讲一个重点就是眼界，就是很多东西就是。 你不懂，你没有，你没有办法打从心里去爱他的时候，像我到那些大博物馆里面去看那些东西，我也觉得哇，太辉煌，太棒了，太太喜欢了。但是你绝对不会想到，我要把那个整个那个庙搬回家。那个我我以前那个华谊兄弟的老板王中军先生，他他家里面就有一个一个门铃啊，就是呃门棱啊，那个叫什么啊？就是一个像像像匾额那样子一个东西，也是从人家安徽老宅子弄来的东西。 就是说，我觉得这个不单纯只是财财力，就是说，你真的要喜欢，你真的很喜欢，你要用一个最好的环境去保护这些东西。因为从南方运的到北方来的木头，你如果没有好好照顾它的话，它可能几年之后它就坏了。嗯，它就把那些东西，就像刚才那个庙一样，它是把它种在那个家里面。 然后，而且还在房子里面，就是要很协调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。工程，工程，这个像刚才那种庙是不可能的。你搬在家里，那自个儿住着都瘆得慌，那肯定不行。它就是一个公共空间。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文物这一部分，他还搬了当时的印度神庙，好多其他建筑。对对对对，这个说宾夕法尼亚这个博物馆最大的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，对，都印度那边，从从这个这个整个东方。 他当时啊，欧洲人啊，欧洲人最早对西方人的、对美国人的印象说美国人你没文化，你得买点这东西，是吧？说你成一暴发户了，你不买点东西。但是西方人看东方是看不明白的，他认为印度以东全叫东方，所以印度包括埃及一部分，包括中国，包括日本，它就是东方，稀里糊涂啊。 只是近一百年，人西方人才能分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跟我们看欧洲，刚改革开放，中国人连英法都分不清楚，你知道吗？你哪国人都不重要，就是欧洲人就行了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这个东西方啊，这个我我我刚才听你们说呀，我有两个联想。一个你就说这个爱哈，我昨天看了一个什么一个挺好的一个纪录片，就是讲这个红酒，就波尔多的酒庄跟这个正在崛起的中国之间的关系。哎，那些。 波尔多的酒庄的人呐，对中国人呐，他们这个心理很复杂，嗯，很复杂，就觉得他们一开始是我们的主要的客户，买，现在呢，他们来买我们的酒庄，成了我们主人，成庄主了，成庄主了，而且呢，他们有种，你比如说在香港，我就看呢，一瓶红酒某个年份什么的，一千五百万拍卖啊，拍卖啊，后来你看这个法国酒庄里的这个人呐，这老头说啊，说我们觉得一种。 又挺害怕，嗯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自己知道，它不值这个钱啊，它不可能值这个钱。但是你们东方人就把它弄成弄弄弄成了一个一个一个这个钱，可是你们又知不知道它是什么？哎，他们就就陷入这么一种迷思当中。你比如说，你就说这个爱，他就说酿酒的这个人说说，我觉得什么是爱啊？他说我们现在收的这个葡萄装到车上的时候啊，我看到有一个葡萄稍微有点绿。 他说我就把它摘出来，他说这对最后的这个酒啊毫无影响，他说这就是爱，我就是要。然后你看那老头就讲，这跟咱们的认识不一样。他说一瓶红酒啊，里头有一种信息，它藏着一种信息。他说我就在想，呃，今天的傍晚，可能在伦敦，可能在纽约，有一对男女啊初次约会，也许呢这瓶红酒的质量。 就决定了他们初次约会的是否成功。好，哎，他说你这么想，你这个酒怎么能不做的这个，这个好上加好呢？那这是这是你们说这个爱，还有一个我就想到他说的一什么呢？就说中国人要那个浪费，其实也不是说咱们土鳖，而是说啊这个东西方之间的你这个不了解啊，最后你必然就是这样。这一点我发现外国人也能理解。他说你比如说这就像我们啊。 去中国餐馆吃饭，嗯，他说那么多的菜几百个，我怎么知道点哪个？于是呢，我就只捡我认识的名字，什么咕老肉、扬州炒饭。你看外国人，他说我只会点这几个。他说这些中国人到我们这儿来是一样的，嗯，那么多你连那个点菜连菜单你都不认识，那么多的红酒你怎么知道？只能浪费，只能浪费。 <laughs> 所以 <laughs> 所以他就是品质保证。对对对，咱们接着广告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哎，马先生，我最近回石家庄，我发现我们河北也有新的自豪啊！嗯。我们河北博物馆呢？嗯。我上次还骂过他，就是为什么？我说我说我们河北人 <laughs> 有这么土吗？我说我去看，我说去河北博物馆，我说去看一看。你知道我看的是什么呢橱窗， <laughs> 一个一个的橱窗都是照片好家伙，我说难道我们河北博物馆就展这个吗？太丢人了吧！后来我才知道啊，它是新馆在建。嗯。 他把那个库存都都收起来了。其实这个，所以说冤枉他了。他现在这个新馆呢，我你去看过吗？没看，很不错。嗯，真的，我跟你说，尤其是我们这个就是有个曲阳石雕，因为河北最著名的曲阳，那儿有个修德寺，北朝、北朝的北魏啊、东魏、北齐的那个那个石雕。嗯，哎，我认为那个馆弄的。 跟上海的那个雕雕塑馆有一拼，有一拼，好看，好看。你你可以看看我们那个就是河北博物馆展出的这种曲阳的石雕，你看。它呃，现在漂亮。河北地区出土的这东西都可以将近万具。对，你再看下面，而且它选的我觉得真是很多精精品的。你看刚才那个是呃北北北魏的，这是地藏王呃菩萨，你瞧这个。嗯。哎呀，漂亮。漂亮吗？这美吗？嗯。对，你这个，嗯，对，你瞧，这多美啊！ 而且他这个这博物馆呐，这个布展条件，你瞧这小神情啊，这这是曲阳修德寺出土了大量的这个北朝的石雕，你看这个是唐啊还是五代的？五代的，五代的，对对对。王楚之墓的。哎，你瞧瞧这玩意儿，五月多生动啊！这是那个呃北魏的那个那个墓，你看那衣服，墓墓当时的衣服陶俑，你看这个姿态，嗯嗯，有意思吧？对。 最最时尚，这已经都展出了吗？还是这也是照片？都展出的，都展出的。这瘦骨倾向嘛，这是瘦的卢芹斋，又混在里边。 <laughs> 哎，所以我就说这个挺好。对，咱这个这个呃，因为呃呃这个南北朝时期，北朝的北朝的时候，北方的这个这个佛教重镇呢，都在河北这个现在辖区之内。你比如那个邯郸附近出土的那个。呃 巨大的量，还有还有没挖出来的多极了，好像一出我记得那一次大概是六千六千件，六千件巨大的数那当时派那个部队围的那个区域，那部队都得去好几百人才能围得住。那出土东西非常多，为什么多呢？当历史上的灭佛嘛，他一到灭佛的时候呢，因为灭佛不是他从内心的是有人要皇上要灭佛，那很多僧侣呢他就只好被迫就挖成坑，就一个一个往里埋就埋了，所以他挖出来的时候就多。 不是那种，还跟那个文革的时候对文化的批判不一样，那是每个人都参与，这个是执行命令，所以它有的还算还算挺完整的。这个有的时候在道德上啊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很值得考虑，就是比如说咱们还说像这个卢芹斋，你说这个昭陵六郡呢最早是怎么打碎的？ 他也是有这个需要，然后找当地的盗墓的，跟今天的一样，嗯，找当地盗墓的打碎了，这么给你运出去哈。可是你看，我就说，就像卢芹斋他临死前说的这个哈，他也不无这个这个怎么自豪，还有他的道理，他的道理就是说呢，哎，我是在国际整个的市场上明买明卖吧。那么你说我是丧权辱国，我把国宝卖出去了。可是，在当时，假如说你说这东西是属于全人类的。 那是不是应该最出得起钱的人就有能力能够占有它？嗯，那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啊，而且有始终就有一个矛盾，你觉得挺丢人的，嗯，是吧？ 可是这些东西，他这种道理在西方的博物馆里得到了很好的那是保护。无论怎么着，在他的国，在他的这这套理论中呢，你要站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上，他肯定不接受这个。对，因为国家是有界限的嘛。我们为什么老为国土跟人家发生争执呢？就是有界限的。我这画条线，这哪哪是谁是谁的，对不对？民族还有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，我们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。所以，王老师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像现在很多有台的节目，他们有那种非常疯狂的那些，每个人都拿自己。 家传的什么什么什么古董啊，要去鉴定。其实我相信民间很多人是很疯狂这些，但您自己，你你你提倡这种民间私下这些买卖吗？呃，买卖是这样，他整天给人鉴定。对对对， <laughs> 你今你今天的这个经济社会，买卖是一个非常是一个常态。嗯，啊，它其实对于百姓来说呢，我觉得今天的百姓更多的是他寻求一种，他还不是纯物质的，就是他他还是有文化的一个追求，嗯因为。 呃，我们的呃文化貌似很繁荣，是吧？貌似很繁荣。什么叫貌似很繁荣？有一百多个电视台，这还不繁荣。你到国外没这么多。可你拿着遥控器的时候，你你你溜溜的抡它一圈回来，你都没定在哪儿看啊？最后嘣噔一扔，你走了。就是它缺乏缺乏很多内容。 我们今天今天整个社会的现象呢，是因为高速发展带来的，就是很多问题，污染问题，包括我们今天的这种呃，就是文化的贫乏，就是很多人很想内心的去学一些东西。如果这东西是一个文物，它不拥有。 和他拥有之间的他的学习程度是完全不一样，这他很明白？他认识很多人，那得到一个东西的感受和你到博物馆看的那个感受完全是。所以就说你拥有一个，我们家其实有一个很所谓很厉害的文物，就是说你对那个东西的战战兢兢啊，我不晓得，我觉得这个东西为我生活带来的困扰是多过于 <laughs> 它带给我的乐趣。就像我存了一些红酒。 哇，那些红酒什么，它的温度、湿度，各种的保存，一跳电了，我半夜惊醒，冲上去看那个酒酒窖有没有有没有断电，就是那个酒，当然就是另外一件事情。那那个文物的那个东西，对，其实跟道理一样，就是说它的保存环境，哎，它是不是开始那个青铜器，它开始氧化了？那你该怎么办？ 对，我应该请教马老师的。所以就是说，我们没有办，如果说在我没有办法提供给他一个很好的照顾的情况之下，我真的是宁可，我就不要用。对对对，是。从理论上讲，文物最好的保存状态一定是国家，这是肯定的。嗯。啊，或者是博物馆啊，公益机构啊，这个。 从理论上是这样的，我们看到你包括像美国这样的去的，像包括宾大这个这个这个博物馆，它的状态就保存状态是肯定肯定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它有一个。 说这东西最初是谁的？我们民族的这个心理呢是比较谨慎的。换换句话说了，我们总是觉得东西就是我们的，就是我们的。其实我并不反对中国文物走出去，我们今天也有走出去，我们今天也有大量的文物能走出去做展览，才让西方人了解。接下来为您播出《文明启示录》。真是觉得有的时候啊，就该归于所好。最爱他的人，就给他性命就给他。